弟兄姐妹，让我们翻开圣经，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三节。我们既有这样许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藏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愿上帝的话语祝福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们平安。啊，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 呃，我们上个月有发了一个问卷，在我们十一点当中，呃，十一点崇拜的会众当中，你们所填写的，我们已经统计了。那么今天早上你们也拿到对吧？你的秩序单里边有吗？没有，哈哈，还好没有啦，不然你你就一直看这个东西哈。啊，不过呢，我们今天是要分给你的。 就是等一下崇拜后，我们就在这个呃这个圣殿入口处来拿到哦，我们对我们的这个会众当中有多一些的认识哈。但是呃，我现在要呃请我们当中呃三十岁以下的，请你们站起来好吗？三十岁以下的，呃甚至可以跳起来是吧哈？三十以是呃三十岁以下的，三十岁以下的请你们站起来跳起来，OK 好。 好啊啊啊，好，好啊，请这些三十岁以下的，好，请坐，请坐。呃，请这些三十岁以下的，今天崇拜后，呃，我呃，就是尽量会在十二点半，呃，这，呃，结束啊。请你们在崇拜后留下来好吗？留下来就到前面来，就到这这里来。呃，牧师，我们的会友领袖，还有我们一两位同工，希望认识你们。 让你们在我们当中有第一次的一个连接跟彼此的认识，啊，那么啊，记得吗？啊，三十岁以下的人，请你们啊，今天崇拜后留下来哈。等一下我再提醒你们了哈。好，啊，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了啊。你们等一下啊，回去之前拿一份，那也可以成为我们当中谈话的一个话题啊，认识我们的会众啊。 好，呃，哦，我的这个讲到的 PowerPoint 在上面了哈。好，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统领意向的第五周，我们是通过逐日崇拜谈论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或者说与世人的关系。那今天是最后一周，我们先温习一下过去这几周我们所听过的道，我们所谈论的。 我们讲到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我们一起读好吗？第一，犹太人；第二，第三，好。再多一个礼拜呢，是讲到我们彼此间的关系。第一，第二，第三，好。 再来，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呢？第，第二，第三。这样我们在小组聚会里边背诵的圣经，也提醒我们，我们的光要照在人的面前，使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可以归荣耀给上帝。 当我们深化与世界的关系，这是一个关乎世界、世人生死存亡的，也关乎我们教会的生死存亡的这个关系。而我们在圣港堂聚集，就好像这座的灯塔，将基督的爱照耀在圣港以及更远的地区。我们也在小组里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小故事，就讲到说，我们来到这里，好像是。 呃，得了基督的香气，而我们从这里离开的时候，我们就在我们所住的地方来散发基督的香气。今天我们同龄异象第六周，也就是进入教会届期的一个非常庄严、神圣的一周。这一周叫做受难周，耶稣就在这一周要受难。 但是这一周也叫做圣周 （Holy Week）。那圣周是从今天开始的，啊，我希望啊，我们以后在这个圣周的时候有一些啊棕树枝啊，那我们可以准备一些的棕树枝，这样我们可以好像也跟其他的教会一起的纪念这个很特别的一个主日，纪念耶稣受死遇害之前，他。 面对的是十字架的苦难，他却面不改色，他却坚定不移。他骑着这个驴机子进入耶路撒冷。我们今天是要一同思想耶稣如何活出上帝所给他的意象，我们就从耶稣所立的榜样来学习耶稣的顺从。我们也要邀请圣港堂的会众。 一同活出上帝给予圣港堂的意象。我们成为许多的树，栽在溪水旁，不怕炎日和干旱。我们是一个在上帝救恩井旁的家庭，又像一座灯塔，接触人群，指引人们生活的航线与方向。我们要分成三点来讲。第一点，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圣经宣告，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受造的。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就造了一对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见；上帝也造了我们一双的耳朵，使我们能够听见。只要我们用心的看，用心的听，我们的眼睛必看见，我们的耳朵必听见。 上帝奇妙的作为，我们从圣经里头读到，上帝常常呼叫人，从亚当到挪亚，从亚伯拉罕到摩西，从萨摩尔到众先知，所有听见上帝呼叫的人都清楚的听见，辨明这是上帝的声音。上帝是向人说话的上帝。 上帝的话语中，叫听见的人看见一幅一幅很清晰的图像和画面。在我们传授知识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忽略视听教材 （A V A） 啊，这个呃，audio visual aids。因为按照上帝造人的设计，我们的思想和情感能够接收、接受。 从眼睛看见的图像，从耳朵听见的声音，以及其中的信息，我们的问题是：每一天，我们有太多的画面图像从我们的眼前而过；每一天，我们有太多的声音，呃，不请自来的进到我们的耳朵，而这些的图像，这些的声音。 可能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不真正带给你意象，而对我们也没有深远的影响。那你看到这个呃电脑片上的那几个呃呃印象啦，呃呃意象啦，影响啦，呃你们用中文打字的时候就打这个 Y X，这三个都会出来啊。请问有什么图画？有什么声音？ 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呢？真正带给你意象吗？对你的生命有深远的影响吗？虽然我们有眼睛，叫我们看见；有耳朵，叫我们听见。好，接下来那一章是讲到耶稣的这个比喻呢，非常的贴近犹太人的生活。 他常常就地取材来教导天国的道理。农夫耕田种地，富人在家里打扫房子，渔夫出海去捕鱼，牧羊人去寻找羊，娶亲的筵系，他们所呃接触的税吏、法利赛人，让听见的人容易明白，也用他们的想象力。 进入耶稣的比喻中，但是对耶稣来说，有些人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为什么呢？本来就是这么生活化，本来就是这么贴近他的生活，叫你看见，叫你听见。但是有一些人就是没有那个悟性，没有那个呃被启迪。 的这种的心灵来回应，中树节的主日是重新扮演耶稣骑着驴子进城，众人怎么样夹道欢呼的那种壮观的场面，成千上万的人涌向耶路撒冷准备过逾越节，但是他们的眼睛所看见的是假象，他们的耳朵所听见的是虚幻。 他们无法想象，那进入耶路撒冷的耶稣正走向各个他的十字架。我们邀请圣港堂弟兄姐妹们参加崇拜，参加同领意象查经。经过四十天六个星期，我们的眼睛看见了吗？我们的耳朵听见了没？ 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是跟着我们的心走的。你今天在想什么？你的眼睛就会看什么，你的耳朵就会听相关的资讯或者资料。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是跟着我们的心走的。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就在哪里。你的心在。 房地产，你就看房地产，听有关的资料。你的心在股票，在这世界，你就听，你就看有关的事情。只有我们的心在上帝那里，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睛向着上帝，把我们的耳朵也向着上帝。每一位用心看、用心听的人，才能够看见上帝给我们的意象，听见上帝。 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常常向上帝祈祷，恳求上帝开启我们的心灵的眼睛和耳朵，叫我们的心苏醒。我们看见了，我们也听见了，我们就一同领受那个显明的、清晰的意象。第二，耶稣是怎么样活出实价的意象呢？今天。 我们进入这第六周，中旬节的主日，也是我们乐手圣餐的主日。我们领受圣餐，纪念耶稣舍身流血的恩情。上帝借着耶稣担当世人的罪孽，使我们从罪恶里被拯救出来。上帝给予耶稣的使命，也可以说是一个意向，就是他要他接受死亡，接受诅咒，接受。 被上帝离弃，在两千多年前，上帝永恒的道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如果用保罗的话说，耶稣是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犹太人很清楚，凡被挂在木头上的。 是被诅咒的。耶稣清楚知道，他必须面对十字架，接受十字架。尽管在当时罗马帝国是一个很残酷、很不人道的刑具、刑罚，而耶稣在克西玛尼园三次向上帝祷告：倘若可行，将这杯，将这苦杯，将这十字架，将这死亡挪去。 然而，他说：“不是从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成就。”耶稣为了拯救世人而来，他为此而生。路加福音说：“耶稣被借上身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这是我们在路加福音那里读到的。如果你读马可福音，是这样说。 他们行在路上，要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随的人都害怕，跟随的人啊，跟从的人也害怕，因为耶稣心意已决，他面不改色，他顺服至死。感谢上帝，希伯来书说。 我们要存心忍耐，我们要仰望这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着摆在前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也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并且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耶稣，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耶稣骑着驴子，离驹子进入耶路撒冷。 表面上是荣耀的，是凯旋的，他在众人的拥戴之下，欢呼声进入这君王的城。但是，刚才讲，人们眼睛看见的是假象，耳朵听见的是虚幻，因为耶稣知道这一群向着他来喊“何善那，何善那”的群众，几天后要向他喊出。 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耶稣领受十字架的意象，耶稣活出这十字架的意象。使徒保罗，他深深的体会基督这种顺服的生命。当上帝选召他，要他做外邦人的使徒的时候，他也最终顺服下来。他效法耶稣的顺从。 他对罗马的君王说：“我不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今天，上帝给我们圣港堂的意象，我们清楚看见、听见了，我们也要活出这意向。第三点，统领意向，活出意向。上帝是在时间和空间来工作的上帝。 上帝也在人的心里动工。过去的这一年多，我们踏上远征之路。我们从发现的阶段到辨明的阶段，从回顾大会到论经大会，从意向退休会到意向交流会。我们两个礼拜后，要在召集我们回来参与前瞻的大会。我们统领意向的查经。 啊，完成了我们的旅程，继续向前。主导意向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我们像许多的树，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我们必须以上帝为中心。我们是一个在井旁的家庭，是讲到我们彼此间的关系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像一座灯塔。 是讲到我们与世人的关系，关乎生死存亡。我们就邀请所有统领这一项的人来活出这一项。当人们看见我们的时候，如同看见一棵根深叶茂、果丰的树。尽管干旱、炎日考验来到，我们仍是活出一个。 与众不同的生命，当人们看见我们的时候，如同看见一个在井井旁取水的家庭，生命得到井里的井水更新，而彼此的关系是那样的密切，同甘共苦，我们就呈现一个与众不同的社社体。当人们看见我们的时候，如同一座灯塔。 把基督的爱照射出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积极拯救生命。我们就一同负起一个与众不同的使命。让我们接受这邀请，在这六个星期里边，都是发出邀请。上帝向我们发出他的邀请，我们可以接受，我们也可以拒绝。 有的人已经领领受了，有的人可能还站在旁边，不知道要领受还是不领受。有的人已经决定了，我就拒绝这样的一个邀请。但是我们更要鼓励你来接受这个邀请，活出这意向。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不单是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仰望他，我们要效法他，我们多多的思想他。 我们更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般来围绕着我们。我们就放下各样的重担，我们就放下也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不让任何的事来拦阻我们活出这一项。我们邀请你在复活节后的主日参加前瞻大会，你愿意吗？ 你说这不是我平时的崇拜，平时的崇拜我十二点半就回家了。但是，如果要参加那前瞻大会，我十二点半才刚刚开始，要到下午两点。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为你预备午餐，我们让你先吃饱，我们像我们家人一起来吃饭好吗？ 我们邀请你都来，那是我们一个特别主日的崇拜。在那个崇拜里边，我们继续这段的路程，大家一起来看看我们的前景，向前来瞻仰，看见上帝怎么样带领我们进入我们的未来。呃，我们要把所领受的意向转化为可行的、必须努力的方向。我们要确认这个关键成果的领域，而。 呃，意思说，我们需要在某一方面来做一些调整和改变。若我们若不这样做的话，就没有办法把我们所描述的这个意象意境表现体现出来。让我们继续敞开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要活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意象中。我们要把上帝所给我们的活意象活出来。愿上帝。 赐福我们的教会，愿上帝使我们的教会成为更多人的祝福。